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讲在南太平洋的珊瑚海，美日海军呢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航母大战。这个结果呀，差不多是双方打了个平手啊。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珊瑚海海战稍微有点闷，不够过瘾啊。其实呢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大戏的暖场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大戏就要开演了。 巴戏的舞台在哪儿呢？太平洋上的中途岛。学过高中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，中途岛海战是二战三大转折点之一啊，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。另外呢，就是北非战场的阿拉曼战役和苏德战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。啊，其实说实话啊，太平洋战场上这两位选手啊，是最没有悬念的。之前咱也这个。 对比过啊，矮矬穷的日本和高帅富的美国的家底儿啊，所以有人说这个呃中途岛战役只是个节点啊，就算这个节点打不赢，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早晚也会赢回来啊。但你要这么说的话呀，就又太上帝视角了。那如果咱们回到当时的战场上啊，到美国这边指挥部啊，看看这个尼米兹那一脸着急相。 是吧？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美国人当时是如临大敌。如果在中途岛又打败航母被歼灭，那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夏威夷就没有任何力量防守了。就算日本人没本事登陆美国本土啊，但是太平洋上可以讲是横行无阻，东南亚就更稳如自家后院，丰厚的资源都可以用来供养他们的战争机器。反过来。 美国本来是个两洋大国，这时候就只只能剩一洋了。啊这么此消彼长的话，啊，最终的胜负啊，就真的有一拼啊。所以咱讲的这个中途岛战役为什么精彩，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两边实力相当，充满种种的变数，而且呢影响相当巨大。这个中途岛名气很大啊，非常大，啊但是这个岛特别不起眼儿。 四点七平方公里啊，差不多六个故宫这么大。那扔在茫茫太平洋上，就根本找不着。那为什么大老美和小日本都盯着这弹丸之地呢？啊，因为位置太重要啊，甚至有点诡异。中途岛跟美国的旧金山和日本的横滨啊，距离几乎是等距的，两千八百海里，正好处在亚洲和北美之间的中途。 所以呢，他得来了这么一个名字，叫 Midway 啊，就是中途岛。它是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重要的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，也是太平洋舰队基地夏威夷的门户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岛麻雀虽小，是五脏俱全啊！美国人在这么四点七个平方公里的岛上建了完备的军事设施。 啊，什么机场啊、仓库啊、碉堡啊，应有尽有。到开战的时候呢，驻扎的飞机啊有将近一百架，整个呢就一个这个武器库。小日本这边啊，盯上中途岛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自从珍珠港事件开始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啊，咱们之前讲啊，日本人倍儿这个忙活，过惯了穷日子的日本人啊，打劫起来跟疯了一样。 啊，值钱不值钱的都往麻袋里装啊！不光这个印尼、新加坡、马来亚、菲律宾拿下来了，是吧？甚至再往东，是吧？所罗门、瓜岛、南云中医，甚至跑到了印度洋啊！接连的胜利，让日本人从上到下陶醉极了。但是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清醒，谁呢？山本五十六。 啊，这个珍珠港那集咱就讲过，成功偷袭之后，山本并没有参与狂欢，而是始终惦记着美国的航母。所以后来日本军部把所有精力放在抢劫事业上的时候，山本大将着手制定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的计划。啊，珍珠港里的舰队好办，跑不掉，是吧？但是航母一直在动的。 能抓住他们的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兵法上讲的围点打援。这么一来，山本就盯上了离珍珠港一千一百海里的中途岛这个战略要地啊！一旦这个前哨站遭到攻击，美国必然会派航母来救援，到时候把他们消灭在路上，那就 OK 啦，是吧？所以。 既占领了战略要地，又能击沉美军舰队，这是一箭双雕。山本大将专门给这个作战计划呀起了一个名字啊，叫“米号作战”啊。等这个计划做好，报到大本营啊，大本营哐当给一棒子，不行。为毛呢？那我们这儿都忙着为伟大的帝国添砖加瓦，你让我们尽数出动打一个还没有回龙观社区大的破岛，你脑子有泡是怎么着？ 啊，山本没辙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儿，结果呢，刚过俩月，杜立特带了十六架轰炸机飞到天皇脑袋顶上扔炸弹来了，这还得了啊？这让这日本军人今后还怎么做人呢？虽然以后这都是常事儿吧，啊，但是呢，当时这种事儿新鲜。没过几天啊，一九四二年五月五号啊，海军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带着天皇上谕，批准了山本的米号作战计划。 进攻中途岛进入到了实施阶段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，山本其实根本就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呢，军部希望一个月之内发起作战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对于山本来说呀，太紧张了啊！有人问啊，咱前面不是说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批下来也就五十天吗？ 那个时候，山本准备的不是挺完美的吗？问题是这时候的联合舰队可跟开战之前大不一样了啊！首先，开战之前舰队都非常集中，调动和训练啊很方便，而且呢，在批准作战很早之前，山本呢就已经针对偷袭进行训练，而这个时候联合舰队都跟撒网似的，在外边逛浪呢。 啊，有去东南亚的，有去瓜岛的，还有去印度洋的啊！等把这几位都叫回来，没半个月够呛，舰队根本就联合不起来。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小日本的保密工作太烂了。按理说这么大个事儿，绝对是绝密吧？是吧？偷袭珍珠港之前还知道选个偏远的泽州岛封闭训练，这回可倒好，各个舰队高调集结，补给弹药，使劲往床上搬。 连那个卖早点的老大爷都看得出来，这是要打大仗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日本海军上上下下都是一股骄横之气啊！你也可以说，现在的日军骄傲也不是没有资本的啊。自近代以来，日本海军没打败过啊，所以跟失败有关的字眼儿根本不允许出现在海军的任何角落，哪怕兵棋推演都不行。就算推演失败。 啊，也得做个弊，把这个失败变成胜利啊！你听着匪夷所思啊，当时可是真事儿啊。中途岛战役之前有一次推演，当时的总裁判宇垣禅中将就这么干过。啊。演习当中，只要日舰队稍有危险，宇垣中将就叫暂停，然后帮着日军过关。但是就这样，最后结果还是两艘己方的航空母舰被击沉，宇垣不干了啊！怎么可能呢？ 是吧？我大日本帝国航母两艘被击沉，有伤国体啊！听我的，是吧？改成一沉一伤啊，就改回来了，对吧？你想，这不是典型的这个掩耳盗铃吗？宇垣禅在战前啊被称为觉者派，跟山本五十六一样，都非常有头脑的一名指挥官，是吧？现在都变成这样，更何况像南云忠一这号的莽汉啊！所以骄兵必败这句话。 真是给此时的大日本海军量身定做的。就这样啊，在仓促准备之后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号，日本联合舰队在一片欢呼声中起锚出征。这一天正好是日本的海军节，就是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大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日子。日本人希望在这一次这一天也能创造历史。 一九零五年对马海战的时候，当时还叫高野五十六的山本只是个少尉见习官，参加了战斗。二十九岁的时候，高野五十六才姓山本。那场战斗当中呢，山本被炸掉了两根手指头啊。按照这个当时的规定，炸掉三根手指头就要以伤残军人的身份退役。他只炸掉了俩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天意是吧？然后这个山本呢，特别喜欢嫖娼。 那他去这个妓院的时候啊，这个妓女要帮他绞指甲嘛？啊，别人绞指甲收一块，他收八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掉了两根啊。所以山本的外号就叫八毛钱，是吧？山本在中途岛最主要的目标呢，就是美国残存的几艘航母啊。所以他的计划非常周密。首先，南云中一指挥的这个航空母舰主力六艘航母的第一航空编队，集中轰炸中途岛三天，之后。 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登陆部队赶在美军开到之前登陆。日本人认为一天就可以这个占领中途岛。当美军舰队从夏威夷基地赶来的时候，南云中一已经埋伏在中途岛东北海域。这时候一个南下突袭就可以消灭美军航母。而山本大将本人带着主力部队坐镇在南云中一的西边 这样呢，既可以避免美军发现日本舰队规模太大而不敢过来，又可以找机会消灭美国的战列舰编队啊！因为山本预测呢，美国人会跟自个儿一样，让航母和战列舰分开行动，所以咱就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枪对枪，杆对杆另外呢，这个山本还组建了一支由高须次郎中将指挥的阿留申警戒舰队啊，加上前面的那些主力。 日本人出动的这个舰船总数啊，超过了两百艘，其中航空母舰八艘，战列舰十一艘，巡洋舰和驱逐舰就数不过来了啊！据说把这些军舰甲板拼起来的面积，已经超过了中途岛的面积。这次战役消耗的油料超过了战前整个日本海军一年消耗的总和，可以讲。 无论是日本军部还是山本五十六，这一次算是再次赌了一把国运啊！咱们都知道，这个山本是赌徒啊，啊，这个欧洲各个赌场他都赌赢钱赢的这些赌场都禁止他入门，直接拉黑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在这次出征的时候，山本大将一向冷静的心脏，却莫名其妙的不安分了起来啊！在给这个家人的信中啊。 他也表达了对这次出征前途未卜的焦虑啊！那这边小日本来势汹汹，那边美国人怎么应对呢？咱们下集再讲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